总抢不到野图 BOSS，这对一支职业战队来说绝不是小事战队的实力，一是选手，二是角色。角色的实力从哪儿来？装备。装备又是从哪儿来？野图 BOSS。尤其眼下版本更新、装备更新换代的阶段，真要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角色装备无法提升，再神级都会因此而陨落。 角色实力不济，战队成绩势必受到影响。如此一路恶性循环下去，就将是整支战队的陨落了。没有任何一支战队可以坐视这样的状况发生。非常时期，自然也得使出一些非常手段。职业选手原则上是不应该将精力分散到网游中去的，但是此时网游的事儿都关乎战队的存亡了。 职业选手的这种原则，当然也就可以略略修改一下了。于是，在这特殊的游戏阶段，荣耀一下子好像回到了职业联盟刚刚诞生的那个阶段。那时，各队宣传时所描绘的美妙场景正在真实的上演着——和偶像一起游戏。二月十六日下午十五点二十八分，七十级地图世界之树。 boss 丛林守护围棋的争夺战中，烟雨工会在一名元素法师绚烂的炮火掩护下，直线撕裂三家工会对掐的混乱战场。其中，烟雨阵中一对神枪手的组合也令人印象深刻。事后参与这一战的玩家回忆，都肯定那元素法师必然是烟雨大神楚云秀。 神枪手组合一定就是烟雨新签下的姐妹花。同是二月十六日，傍晚十八点十七分，叹息峡谷刀客阿佑的争夺战中，呼啸战队的一名流氓以锐不可挡之势杀入战局，无人近身，支持着呼啸战队最终掠下了该 boss。如此犀利的流氓，那必然是目前荣耀第一流氓。 虎啸战队的新核心大神唐昊了。不过，还有更眼尖的玩家留意到了，在唐昊的流氓横冲直撞之时，另有一名元素法师悄然在旁掩护。事后大家分析，此人该是上赛季的最佳新人赵宇哲。二月十六日已是周日，一周的最后，剩余的野图 BOSS 并不太多。 大家欣赏到的职业选手的表演也就仅此而已。但从二月十七日新一周的开始，可以说每天有 BOSS 刷新的时间，总会有锐不可挡的人物出现在战局当中，成为一举定乾坤的关键角色。从每个出场人物的职业和工会，大家都不难猜出这些人是谁。 在荣耀论坛，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统计这些职业选手的伴随着 BOSS 刷新的同步冒泡了。那张列表放下来，玩家几乎可以从中找到职业圈中百分之八十的选手名字。直至周五、周六，职业选手冒泡网游的情况才有所收敛。显然，为了备战周六晚的联赛，大家还是会在赛前集中一下注意力。 不过，却也有反其道行之的。偏在这两天，绝大多数战队选手不会分心的时候，他们跑出来抢点 BOSS。会这样做的，普遍是对本赛季已经没有太高追求，高不成低不就的酱油队。黄蜂的选手田森，在这两天冒泡的就尤其勤奋。黄蜂战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十二。 冲击季后赛已经是一个奇迹般的任务。黄蜂如今的落魄，让人们早已经淡忘了他们曾经也是有过辉煌的一方豪强。在联盟的最初，田森目前所用的角色扫地焚香可是和斗神拳皇齐名的角色。那个时候，魔术师、枪圣、枪王什么的，都还不知道在哪打酱油呢。 联盟第一赛季的总冠军更是在加士和黄蜂之中决出，黄蜂也是从一开始就站在联盟顶端的队伍。再然后就是从顶端不断下滑的道路，从杀入过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者，到为了季后赛名额奋斗的队伍，再到现在季后赛都成了一种奇迹，黄蜂战队彻彻底底的已经今非昔比了。 原因有很多，但对今天的人来说，惋惜过去改变不了任何事。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黄蜂重返昔日的高度，这才是今天人所能做的。田森就是黄蜂新一代的旗帜人物，可是自从他这个旗帜出现以后，黄蜂下滑的速度却变得更快了。黄蜂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上下都没有竞争力的酱油队了。 田森和扫地焚香的二十四全明星身份，似乎已经是他们唯一的荣耀，而且就连这个荣耀也有些岌岌可危。新一批的全明星票选排名中，田森和他的扫地焚香排名第二十一，排在他后面的是洋葱和赵子阳这两个典型草根选手，以及邹远这种因为特殊状况才被送名单的人物。这样的地位。 让田森太不甘心了。他本人也是出自赫赫有名的黄金一代，扫地焚香和斗神拳皇一起曾经统领联盟的三大神之一。这样的组合为什么会是现在这副模样？田森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是黄蜂目前的状况赢弱已经是渗透到方方面面，战队成绩不佳的同时。 工会在网游中也是弱极新版更新对于中下游战队来说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结果这样的机会，黄蜂完全把握不住。在野图 BOSS 的竞争中，黄蜂比在职业联赛里还要酱油。凭借连续几个节日活动中赚的奖励，扫地焚香总算把手中的银武战连及死领悟升到了七十五级。 但是田森更清楚的是，提升到此为止了。只这一件武器就把黄蜂掏了个空，而接下来黄蜂在野兔 BOSS 的拼抢中依旧酱油。田森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哪怕是在上赛季失去最终季后赛的席位时，他都没这么的恐慌过。这样下去，扫地焚香将彻底走下神台，而这。 发生在他的手上，他的时代，这是田森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田森也开始在网游中积极的出击，帮助着黄蜂工会猎取各路 BOSS，甚至在周五、周六比赛日来临，其他职业选手都去为比赛做准备的时候，他反过来抓取这样的机会，频频出击。周五、周六两天。 黄蜂工会迎来了大丰收，田森和黄蜂在职业圈里混得再不景气，放到网游里那绝对也是完全镇得住场的。别忘了，田森到底还是二十四位全明星之一，货真价实的驱魔师第一高手。田森的疯狂让战队都无法去阻拦，因为他们知道田森的心意，知道他如此努力是为了什么。 所以，当周六田森甚至没有参加赛前的最后一次合练时，黄蜂战队都没有多说什么。直至比赛即将开始，赛前黄蜂战队的备战室里依然不见田森的身影，大家才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有点疯过头了？就算这赛季黄蜂战队无法在联赛中取得什么成就，但就此放弃比赛，未免有些太失职业道德了吧？ 北战势力议论纷纷，以队友平日的了解，都觉得田森不至于如此。黄蜂战队的经理脸色铁青，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却总是没人接。无奈之下，只好把这情况先向老板汇报了一下。找人去他的房间找了没有？老板问道。已经找人去了。本场比赛是黄蜂主场。 照理，选手们一起在训练室完成赛前最后一次合练后，就会集体赶到比赛场。田森没有出现，大家没太当回事只当田森会在比赛前自己赶到比赛场。结果，现在距离比赛开始只剩半个小时，田森的人却依然没有出现在准备室里。赛前半小时。 战队出场名单早已经是确定了的，虽然遇一些突发状况也可以更改，但这要是改了，就再没有改回来的可能。规则不是专为你黄蜂一家定的，想怎样就怎样。田森是黄蜂的王牌，不到最后一刻，黄蜂战队可不想把他从出场阵容里撤出来，无论是为了成绩还是为了取悦观众，都不能。 但现在，偏偏联系不到田森。备战室里，一名选手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就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开机联网运行游戏，再拿出同样随身携带的荣耀读卡器刷卡登录账号。田森还在游戏里。这位叫昌建平的选手和田森私交不错。 终于是在荣耀网游中发现了田森的踪迹。这个家伙忘了时间了吗？叫他马上赶过来！经理冲过来扑到昌建平身后，看着他的电脑屏幕吼道：“昌建平，早已经点开田森所用的角色，发了消息过去，没有回复，怎么回事？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经理这时有点不祥的预感了。 昌建平却是灵机一动，他看到黄峰会长的角色同样在线，田森的角色没有答复，于是他给黄峰会长去了条消息。田森在网游中有所行动的话，黄峰会长当然会全力协助的，两个人应该是在一起的。昌建平发给会长的消息果然很快收到了回复，在战斗。会长的回复。 什么时间了，还在那站什么斗啊？让他马上赶过来。经理看到这个回复，直接就发飙了。这当中包括丁点儿，他居然没想到给工会那边的人打个电话问一下田森的行踪。荣耀神之领域，落日瀑布。这场景风景迷人，是恋爱男女最喜欢畅游的荣耀场景之一。 但是，再迷人的场景，但凡野图 BOSS 刷新时，必然都是一片血雨腥风。落日瀑布下，隐者斗士阿里安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BOSS 的竞争也在这一刻达到最高潮。一声呼啸，赤色的战镰划破长空，朝着阿里安发出了致命一击。结果就在即将命中的一瞬间，鞋里一杆战矛捅出。 准确的将战连隔到了一旁。都七点四十三了，小田你还不走啊？比赛不打了吗？操纵着君莫笑的叶修十分关切的问着眼前这个驱魔师。